南无萨旦多梭竭多，欧拉何帝三藐三菩提，舍利三。 bồ tát bồ đi sa tô bì đi nam mô sa tô nam sa miêu sam bồ đô cư chi lang bồ kê tăng chê lang nam mô lô ki O lô hồn tô lâm nam bồ sô lô tô bồ lô lâm nam bồ sô chư li Tô chê mi lâm lô ki sa miêu chê tô ram sa miêu chê bồ ra đi 波多罗南南摩帝，婆利斯南，苏陀耶比地耶，陀拉利斯南，悉波罗奢那贺，娑诃，娑罗摩陀南。 叭啦哈嘛呢叭咪吽，哆啦吽，波克波得，罗哆啦吽，乌摩菩提，娑舍耶耶，南无波克波得，那那耶达耶，喷揭摩诃三不陀啦，南无悉趣利多耶，南无波克波得，摩克啦耶，地利波啦罗。 切拉毗陀罗波拉揭拉耶阿帝慕帝释摩瑟拉哩摩斯哩摩达尼切罗楞波释诸哩多耶那摩婆伽婆顶，多他揭罗耶那摩摩多摩揭拉耶那摩跋瑟拉揭拉耶那摩摩尼揭拉耶。 切切只拉耶，南波波揭波帝，地利擦时罗梭哈，呼拉拉拉拉，哆打羯多耶，南无波揭伐帝，南无阿弥多波耶，哆打羯多耶，地三藐三。 南无哆耶那摩婆伽，婆提阿陀耶多他伽多耶阿啰诃帝，三藐三菩提。南无婆伽婆提菩萨塞耶修卢吠修利耶波罗波罗僧。 南无波贤波萨，三波四比多萨楞啦啦啦西多他克多耶，阿弥三藐三菩提，南无波贤波萨，世界一无二异多他克多耶，阿弥三藐三菩提。 porque vos te que tú la sé, toda que estoy en. 阿底三藐三菩提，地表南无梭出利多依单薄克波多萨单多克多斯利萨萨单多波达那罗波波阿斯单波阿地央吉拉沙拉波波多吉拉奥利吉拉奥吉克拉奥利。 地耶支多利，奥伽罗米利支波利，达那耶林僧利萨拉波班多罗木叉利，萨拉波都是多多士法波罗利法拉利杰多拉斯的拉。 何所沙律耶舍比多般若罗毗黎耶斯扎宾舍丁南罗叉萨怛那耶舍波罗萨多那毗黎耶斯扎兰摩揭拉诃耶舍比多般若罗毗黎萨婆色多罗哩 一瑟弗兰都是法兰杰罗泽利比萨塞斯丹纳奥基里乌托克拉耶森西多吉拉莫波拉金奇摩诃帝摩诃帝摩诃是多波拉莫巴拉多拉波斯林。 多拉比里只只斯宝比塞巴塞拉莫里提比塞罗多宝当蒙格巴塞拉吉格隆俄杰，布拉吉波波拉吉多巴塞拉金吉比塞拉杰，辛多塞比迪波波士多苏玛罗多摩水多里耶多拉莫波。 la po ram Sang chân la chi bo ba se la chim ma li chi lan do ri ba se la kho sa to che bi di ye kin je la mo li ge u so mo bo chân la to lo bi lo che lo chi li yam ye la to shi li san bi chân lam bo mo li je ba se la ke lo ke bo la bo lo sa 罗巴瑟拉登吉杰虽多杰格波拉查瑟斯波拉波伊蒂蒂乌塔拉切罗索皮拉查乌凡多因多罗摩摩瑟乌因迪吉吉罗波拉瑟斯东萨登多铁多斯里沙乌因多罗用心波拉乌因。 Tolo, yung sitam para o yung 是的，一三八七六四六五零六六用沙八一七拉萨萨三七六一四八多八四六七六五零六六用七六二四的六七拉五三六拉八八当八八五零六六用六七拉萨三八三八三六五零六六用。 tham tin je ki li mo so sa de bu su so sa la si li so chi ji so sa la di te o ti bi si po ri to ing e mo ho ba se ro to la di li bu do lo man cha la wu in so si di po mo do mo mo in tu lo mo mo sem la se 俱啦巴耶，哦，俱里波耶，乌多杰波耶，比萨波耶，多啦波耶，波啦彻多啦波耶，都悉扎波耶，哦，舍里波耶，拉米里俱波耶，陀啦里波咪金波这波多波耶，乌拉克波多波耶，拉这坦扎波耶，罗切波耶。 菩提心波耶苏巴拉波耶耶查真那哦那查悉真那哦菩提多真那哦比杰杰真那哦不多真那哦口本热真那哦布达诺真那哦格多布达诺真那哦西金多真那哦波什摩拉真那哦五丹摩多真那。 南无揭谛，南无释利婆利，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 阿利楞波多，阿利朗，阿悉揭，阿利利智多，阿利利得三世，比三世菩 bi do ye sing do ye mi ke la ye mi bo le bo la che ke ke le tam ye sing do ye mi ke la ye mi chan ni ke le tam bi do ye sing do ye mi ke la ye mi bo dan ye ru do la ke le tâm mi do ye sing do ye mi ke la ye mi lo la ye la ke lê tâm ye sơn đô ye mi ke la ye mi tân đô cha lo cha sư ke lê tâm bi đô ye sinh đô ye mi ke la ye mi mô ke la mô ta ni chê la ke lê tâm sơn đô ye mi ke la ye mi kê bô ke ke lê tâm mi đô ye sơn 僧陀耶密给拉耶密舍次的摩多次郎，拉他萨达洛给里当密多耶僧多耶密给拉耶密，婆切里给里当比多耶僧多耶密给拉耶密比里央给里吉兰多吉萨里切拉波提苏斯耶。贝多耶。 僧多耶米基拉耶米罗舍罗舍多波拉基利tam耶僧多耶米基拉耶米阿罗汉基利tam地多耶僧多耶米基拉耶米比多拉切基利tam 哆耶弥伽那耶弥巴瑟拉波利诸世热诸世热噶得波帝格利坦比哆耶僧哆耶比伽那耶弥。拉查芒波杰法印度罗摩摩瑟波杰万萨当多波多纳拉摩水多的奥斯多罗拉拉格波罗波西波扎。萨当多波多利。 修啦修啦，哆啦哆啦，班哆啦班哆啦，金哆金哆，无音无音。 ปัจปัญจปัญจปัญจโสสีดิปันโนมุเกปันโนประติโโตปันประปโระโตปันปิโตระปเกปันสาปติปิปิปันสาปโนเจปิปันสาปยชาปิปันสาปกินตาปปิปันสาปโพตัน 比温揭多波达那比温萨奥多隆吉帝比温萨奥多苏毗利基斯帝比温萨奥西波利比温萨奥波苏摩利比温萨波塞拉波拉比温萨波提提基比温萨波坦波托基比温。 比多耶拉西这里比文十次那么多次拉萨布拉塔萨多给比文比迪耶这里多拉波这里比文不色拉尊摩里比多耶拉西比文波波拉丁亚伊这里比文不色拉上杰拉耶波拉上杰拉色班，拉耶摩。 摩达尼杰拉楞摩梭哲利多伊班比梭拉贝伊班波拉奥摩利伊般洛杰利伊班克利般杰拉坦吉伊般米塔尼伊班鲁塔尼伊般杰门扎伊班杰罗拉塔尼伊般格波利伊班阿帝摩杰多格苏摩梭罗波斯利伊般。

若多热智多，钦那何那差所钦那何比地多钦那何比姐姐钦那何不多钦那何可温家钦那何无单摩托钦那何痴钦那何不松布拉赤老扎克加措提里赤老利布提赤老赤老色。 chili chilla lo thola landi ke chilla lambo chilla kindu boli chilla si pula inge si ke chay teyake teyake che da to ke liti si puram bi sammo si puram bodi ke bidi ke su di su mi ke sali bodi ke pura su lo ke de mo tha puta lo chi ki 摩尼摩诃摩诃罗钦悉利倒罗钦悉啦哈钦啦钦啦苏啦坦倒苏啦，苏啦摩摩苏啦巴利苏婆苏啦比卢苏扎苏罗乌多拉苏啦切切苏啦不苏地苏啦乌卢苏啦上舍苏啦，巴多苏啦少央却波拉正解苏啦波多比。 多差差这里西弗拉多，多给给切罗基之波多比萨波拉，林杰苏萨塔的萨拉翠拉比萨与克奥，这里乌托克莫拉比拉金多拉乌拉米里吉塔的波克蒂里拉扎蒂里狮子给萨波多翠拉斯印杰班，伊亚恰丹的错莫了是非。 第三沙比三十丹多波的南波巴塞罗斯离三波拉正杰拉耶波达西西拉宾丹的拉比多耶班丹杰鲁米迪是班丹杰鲁米，比多班丹杰鲁米多吉多安诺罗的皮色的皮拉八色拉多利班多班多利八色拉邦利班乌因。 哆罗涌般若波